课文四，在公司休息一下吧，喝咖啡吗？不喝了，我已经喝两杯了。是呀，咖啡喝多了对身体不好。以后我少喝一点，每天喝一杯咖啡。对，以后。